我喺城寨練心術入面話俾你哋知。好，今日嚟到練心術節目咧，喺我身邊咧有一個。 外國人咁啊係 Doctor l e n n i s 啦，嗯咁啊今日咧就會好特別嘅，就係我哋咧會好多語廣播啊，就係包括咗我可能我會講廣東話之外啦，咁啊 Doctor l e n n i s 就非常厲害的，他會說一個啊國語，也是英文非常好，但是他是希臘人咯。還有所以你希臘就是啊說什麼那種語言的？希臘文啊，都是希臘文， <laughs> 所以你也會希臘文，也會英語，也會啊國語，這樣子。

希臘誒奥運队嘅队医嚟添嘅，咁今日咧，我今天我們誒非常榮幸请到誒 Doctor Lenis n 過來，都是跟我們說一個非常啊對很多人來說哦都是非常重要的題目，因為嗯聽眾咧，可能想，我差不多有聽到有聽到了，就是我們上一集是說夢想，但是我說的都是夢想失敗的原因。 但是现在呢，这只我就想请啊一个专家过来跟大家说一下梦想成真的那些元素是什么。那我知道南博士是非常厉害的这方面。还有我们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才参加了南博士的那个 coffee reading 啊，在咖啡进步。但是哇，我得着我的得啊啊，我我学到的东西非常多，就是它非常好玩的，就是我们整个班里面都非常的开心哦。 还有，我想问一下男博士哦，啊，你对于梦想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应该说，嗯，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他不知道活着干嘛。对。所以梦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有很多人都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梦想是什么。而且到什么程度是很多人，like 生病很厉害的时候。嗯。 病得好犀利嘅为什么可以活下去，或者是突然死掉咧？大部分是，他释放一个梦想。哦，那有啲人呢，就系当佢哋诶病嘅时候，佢哋点样继续落去呢？就系因为他们释放的梦想，因为他是想生存下去。对对，因为你有一個夢想，你因为因为那个叫 the will to live。哦，你對，你想活下去，所以那个，所以譬如说，我我不知道你有听过，但是，啊光年。 的时候，嗯，很多亚亚洲，特别中国的老人会过世。哦，是吗？这这过年的时候，在因为他们一直可能身体非常不好，但是他就忍耐，等到看小朋友来了，吃饭了，对对对，看他们回家了就没了。对，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啊，一般就是有一些是，我们我哋叫大喜大节嘅时候咧，过节的时候，过节之前。 他走了，或者是过节之后对对对，因为就走了。他有这个梦想，他想看到小朋友。哦，他可以，他像他应该早一点死了，但是没有，对，但是撑住，被撑住，因为那个时候 love。哦，对对对对。但是梦想，呃，应该说我们应该都有，都没有，其实你的身体蛮危险的。 如果某夢想的身体會危險，哎，這個我第一次聽到，哎， <laughs> 是嗎？對對對對，我覺得對於聽眾來說，香港的聽眾來說，因為你活了你沒有原因你不知道活了幹嘛。 <laughs> 啊，對，所以他的生存的意志，沒有什麼意思。啊，對對對對，有一些人就是不斷的賺錢，算不算是夢想的？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你賺錢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有一次我在加拿大，我我妈妈有一个朋友是做，你知道直销吗？直销卖卖产品就是直销。哦，对对对，直销哈。对，类似案例那些那些的。哦，对对对，有各种公司公司做这种方法。对。他是另外一个公司，然后他变成加拿大第一名一个女生，呃，那个时候差不多六十岁。哦。然后。 很好玩是他们的公司就是卖减肥的产品，是喝布拉吧？不是不是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然后那个女生是胖到不行， <laughs> 也可以做加拿大第一名卖健康食品，是蛮厉害。但是她自己不吃， <laughs> 可能吃了没有。她会讲， <laughs> 然后她的她就问我这个梦想的问题，因为她。 呃，他有很多梦想。第一个是有好几个房子，然后要付他一些家庭的钱。对。然后一个梦想买一个车，很贵的。对。然后我记得那天，他说：“你要不要？我我的梦想实现。”他说：“好，去了去外面有一个车停在那里。嗯这个车忘记是哪一个公司的，因为我不太懂车子。哦。但是他跟我讲是好几几十千美金。哦。 很贵很贵的，对对对，但是就是 Ferrari 的那种类似这个，跟 Ferrari 像啊，兰博基尼不是，不是 a r i 类的，我哦，对对对，但是他说我太胖，我进不去， <laughs> <laughs> 但是至少要卖下来，对，然后他自己开一个卡车，那个，因为他真的胖，根本进不去，那个是那个白色来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现在的问题是，所有他想卖的东西、做的东西已经有了。 对，所以他现在没有梦想。他那他什么都不缺，他什么都不缺，然后都是好像什么都有的人，好像是蛮空虚的哦。对，后来过了六年，中风死掉了，六六十六岁了。哦，这是因为他会不会有一些人是这样子说，他的梦想已经成真了，所以他就不用再活下去呢？对，所以应该说。 你这样梦想是蛮危险的事情，因为它真的会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情绪。由郁真很多都是跟没有梦想有关的，其实都有关系的。所以，呃，我们应该小心我们梦想是什么。对，要小心梦想是啲乜嘢。因为如果真的走到，就走到梦想怎么办？所以应该说，呃，比较聪明的梦想是一种，你永远。 都可以前进的，是不是？我不要讲永远找不到，但是永远不能完整的。哦，那不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很很有一点就是悲伤的感觉吗？你有没有？比如说，如果你的梦想是弹音乐的，嗯，吉他什么？对对对。然后你的梦想是，你就是要一直发展越来越好。哦，对。你一辈子都可以练啊，你就越来越好，可以进步的梦想。哦，可有永远。 很开心，永远一直发展越来越好，有一次进步的。想过快乐的人生算不算？对，但是快乐这不是一一句话，它是一个学会一个方法。对，因为呃，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就是想，哎，我的梦想是，就是其实做什么也好，也是只是希望要快乐跟幸福嘛。对，所以你要开始真呃，要开始讲出来，快乐是怎么来的。 那如果你你你用希腊的一个哲学的方法，嗯，他们觉得快乐是三个东西，啊，第一个是你有自由，自由，嗯，你没有自由，你永远不快乐，嗯，是蛮有逻辑的，嗯，第二个是朋友，朋友，意思是人跟别人跟动物还是什么，都是我们一起比较快乐，比一个人快乐，对对对对，然后第三个是了解你自己，嗯，要分析你自己，看。 你你有什么天分啊？你应该你的生活应该，要做什么的？嗯，是不是就是一种，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寻找内在，就是看自己的内在那一种啊？对，但是他们觉得那个是一一辈子的分析，你要一直分析，因为你会变呢。 然后慢慢慢慢了解，其实你你有这个兴趣，有这个天分。哦，对。说这个这个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些想法，而他们的那个时候是，如果你有朋友过世，然后去他的坟墓，他们人会问这个人的梦想本来是什么，他他们有什么天分。嗯。然后如果说哦没有了，这个农夫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梦想，他们觉得你就是浪费你的你的生哦、 但是，如果一个梦想，而且真的是做到，而且发展，他们觉得哇，那个他获得很值得。嗯，呃，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这一点。然后呢，嗯，我当时我旁边的朋友就是 d a n c e 嘛，就前面的那个那个哥哥就是叫 Nance。他说到就是，哎，很多人哦，很多人觉得，哎，我要做那个，我要做那个，但是他们会有很多但是，但是我不够资源，但是我不够帅，但是我不够朋友，但是我不够能力。 那怎么办呢？对，意思是他的梦想有问题， <laughs> <laughs> 不可以有这种梦想。比如说，我的梦想是当美国总统，哦、是永远不可能，因为我是希腊出生的。对对对对，他有法律说，你你不是美国出生的，你有你懂我意思，所以有些东西不可能。嗯，应该说，很多人有有那本书的 secret，嗯，对对对，那个被密了，那本书哈，被影响的。 係影響。那個的的的利潤是不错它的利潤是那個吸引力的一個能量。吸引你所以如果你一直想，我要一個東西，我一個電池，我一個電腦。我想想就有了。然後慢慢那個就會來。对对嗯，我們不要說是可可以，是可能還是不可能，那個是另外一個。但是，你会发现，不是你要的東西都會來的。所如说我要當美國總統是不可能的。對。 对，所以，呃，有另外一本书，嗯，比那个咪咪出的好像一百年，我现在不记得那个那本书的名字，但是是另外一个，呃，是不是 Promise？他们叫的 Promise，对，对，他们觉得其实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嗯，你来这辈子是做什么的？嗯，其实他们觉得那个理论的意思是你来的之前，你已经。 就就有一些限定，可不可以？对对对，你可以定定有一个目标。对。你好，可能你出生你不知道，但是其实你已经有。哎，算不算是呃别人说的那种叫人生蓝图不拼的那种？类似这个。嗯。他们他们那个理论的。嗯。然后你来的时候，如果你的，你一直专心、一直努力做你应该做的，嗯，吸引力就来了，嗯，然后你可以。 你有一些东西，应就是你的就会来的，这个啊，不是你的做不来，所以这样子，所以就是为什么秘密那本书，很多人 u n e s s 也有说过啊，他从来做都做不到啊， <laughs> 没有那么简单。当然，Hollywood 这种电影，他们就是要简单，嗯，所以我可以了解。而且我看另外一个 interview 也是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些，那个叫算命家还是怎么，他们就是这个方面的。 他们也是抗议，有一些地方一样的，他们觉得那个太不太准，不太准，讲，好像加一半，因为比较好听。嗯嗯。但是应该说，我们大家都其实中国的文化跟希腊、跟印度、跟他们本来有一些算命的方法。嗯。那他们的算命的方法意思是，其实你的生活大部分包括这个，他说有一些东西是古古。 又有新座，有讲有很多方法。嗯，意思是你的生活本来有一个方向，对，那你不一定一模一样啊。对，但是有一些已经有了。哦。所所以应该说，你应该先了解你你你自己、你的目标，你你自己应该说，嗯，然后慢慢找到一个目标适合你。对。然后会那个目标越来以后让你健康，对，然后快乐，然后。 所以说，呃， <laughs> 因为香港人呢，基本上都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六合彩 （lottery），对，就是他们非常呃希望有钱呢，啊。对，如果你的目标是钱，当然你会你会想，对，越快越好。对，但是，啊，按你这样子说的话，其实有一些人，如果他们本来的呃个性。 本来的那个呃呃呃呃，他们属于自己的那个他可能不知道的梦想哦，比如说嗯呃啊，以我自己来说吧，我是喜欢文字的，比如说我做网台做心理的，但是呃，对于我来说就是金钱只是够用就好，所以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可能我就不会中六合彩，不会变成了呃亿万富豪，可以这样子理理解吗？我可以这样子理解吗？ 你讲的太远，太快，因为如你要一个一个题目讲，如果你要讲钱，比如说，OK，你要钱多少钱？嗯，他说我要有钱，对，而且比你现在比非洲那些对对已经很有钱了，你已经可能富豪级生活。 你住在香港，你已经好像至少差 ten percent，一定是，一定是，对对对。所以你已经有钱，比百分之九十全世界的人你已经有钱，对对。所以其实你你你这样有钱有一点怪怪的哦。然后你要讲，OK，我要我要那么多钱，我香港可以马上买房子，OK，好啊。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你生活变简单一点，少压力一点，对，对，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的想法改变，压力又是变不一样的。嗯，然后如果你可以用你的天分发展，可能你可以做生意。嗯，因为你可以发明一个新的东西，还是发展，还是推广，还是也钱是怎么赚的？钱是用你的天分赚的。对对。那如果你是。 很会做生意的天分，你会赚很多钱，对不对？嗯，如果你你根本不会做业务啊，你叫哦，对对对，客人来就开始紧张啊， <laughs> 懂意思。但是如果你的天分是画画，你做一个一些画，做的很漂亮， <laughs> 也可以赚钱啊，哦，对意思。但是，嗯，所以你要讲钱，钱是一个，嗯，呃。 你要，因为叫 d e f i n e define，you know，你要非常明显讲钱哪一个部分。因为呢，我听见很多朋友都说，哎，我希望要要啊啊，因为香港都是比较嗯物质的，平常又是比较物质。他就是说，哎，为什么我希望要有钱，我希望成功，为什么我还得不到？刚刚我就举了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他们就是还不知道自己的的天分在哪里，就是这样子。 对，因为呃有一次，我认识一个香港女生，嗯，嗯，她是买的四个房子，嗯嗯，然后我们觉得哇好厉害，怎么有那么多钱？对对对。然后她是借钱送她男朋友，哦，突然他们分手了， <laughs> 说那些房子怎么？ 这个压力变很大，一直想哭，我想自杀，我想自杀。他 <laughs> 真的想自杀，因为没有没有钱去供嘛。对，我说什么自杀？对，我说你现在，如果你 pay 所有的房子，你你会有多少钱在印度？嗯，他可能是说一百万还是三十？no no，五十万港币。比如说赔所有的钱。 只是四个房子，只是需要五十万。不是不是，因为房租是给银行啊，就是没了。哦。他付不出来啊。哦。所以我全部都赔的。对。他还是有三十四十万，港币忘记多少。我说 OK，因为那个时候，我说如果你拿三四十万，现在你去 Brazil，嗯，但那个时候，那个是，那个是一九，忘记，两千年，左右，还是更值钱。到一九九五。 九五年，哦哦哦。不像你现在去 Brazil，有太阳，有好吃，又 <laughs> 好听，而且你那个钱算是那边很有钱人。对对对对对。根本 care 那个房子，赶快走了。Don't care about 你 t 他听着是，哎，哎，听起来好像是，那他有去 Brazil 吗？没有，后来跟那个男生好了，钱就来了。 <laughs> 但是至少我的意思是，很多人就是我们的想法太。 太细太小了，太小就是我们的看东西的角度太窄，这样子，嗯，所以所以那个另外一个是成功，你说我要成功，成功到底是什么意思？嗯，对，而且成功也很很很危险。对，你知道，呃，退休人会退休，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人，对，他退休两年之内，嗯，过世。 退休之后两年之内过身啊！不管几岁的哦，对对对。如你三十岁退休，嗯，百分之七十 percent，你可能两年之内就会过世。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退休可能他的梦想赚很多钱，然后退休成功，过年就死了。对，没有。我还有一个朋友，这个非常，呃，相信的，嗯，公司赚钱，的公司一直不好。 一公司赚钱，一年之内，癌症死掉了。哎呦，他那么辛苦很多人一直要钱，钱来了，就没了。因为，呃，厂工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一个东西。嗯，那当然，我们你可能有很多，比如说你是演员，然后你的你要什么？ 得奖你成功，对对对。但是你看演员，不是一直得奖都退休？对。他得奖，所以你可以更多的一点，你可以对，那个是很好的成功。哦。但是如果你的成功就是要卖个房子，你卖下来，啊，两年后不知道你会不会在，真的很危险。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的头脑，我们的的梦想怎么影响我们身体？对，跟你刚刚说的，所以应该说我们要讲清楚。嗯，y o u know，你你你要一个梦想，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健康的梦想？对，而且会保证你的快乐、你的生活的开心的。嗯，不然你就是准备。 害你自己啊！嗯，那么呃，我听众朋友们可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梦想呢？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我我我觉得最简单是你要看小时候，小时候，因为大部分小朋友都有梦想啊。但是我们的学校现在的大部分的系统是完全不给你你自己的梦想，他就逼你一定要学什么，一定要什么 know? 对，就是在香港来说，小朋友的梦想是爸爸妈妈给的。 <laughs> 但这这个不对，因为每个小朋友有自己的天分，对的。对啊，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好惨哦。但如果你的天分刚好，我们学校的系统，呃，专装，比如说你是有数学的天分，嗯，哇，很很很棒啊，那你就去学校就成功。但是如果你的学你的天分是做生意，嗯，你是小老板，你看那个小朋友出生的就是要赚钱，嗯嗯，你倒霉。哦，他不知道哦，倒霉死了，没课。 你就不想学这个？对对对，你干嘛学？你就去，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大老板赚最多的钱，其实根本没有去读书的啊！对呀，对呀，很多。因为他天分不适合学校啊。对。所以应该说，你真的要找到天分，你要从小时候开始。嗯。嗯，然后就是找自己小时候，想想自己小时候喜欢什么，这样子对吧？喜欢什么对，然后你要慢慢。 研究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哦，比如说你喜欢音乐，嗯，OK，我自己也是，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音乐，我还在做音乐，因为好玩的，嗯，然后我慢慢研究，我没有，我做音乐很多年，后来呃呃嗯，我爸爸给我过很多很多的压力，因为音乐家。 赚不到钱，对对对对对对对。 <laughs> 以他逼我一定要做什么的，那我一直不理他。我就是一直做音乐。嗯。后来我又那个 Columbia 唱片公司要跟我签约。哦，是哦。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阿姨，我是在希腊，我的阿姨介绍一个律师。嗯。呃，然后他跟我讲，其实你做音乐，呃，那些公司其实是蛮坏的，他帮你签约以后。 你不能离开你的国家，哦，是这样子吗？对，以前大部分是这样子，所以你是比如说香港的很厉害的歌手，嗯，他不可能让你去美国表演，哦，因为他们美国那些歌手已经投资那么多钱，哦，为什么要竞争跟你？对对，对的是，不过不这里的合约就是香港那个公司会望你可以去哪里？哦哦，所以他跟我讲很多一些不好的东西，哦嗯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 已经开始发现，我一直研究为什么我喜欢音乐。嗯，然后我我喜欢音乐的部分是因为你听得很舒服啊。嗯，我听得很开心，而且我觉得我们音乐是开心的。嗯嗯。然后大家都开心，所以其实我是一种喜欢别人开心、舒服，就是医疗啊。哦，对。所以，我就是做我的音乐，就是我就是医疗，是用音乐。那那个时候没有音乐医疗，现在有。哦，现在有了，对。 太太玩的， <laughs> 但是所以我我觉得，我爸爸一直觉得我当医生也可以医疗啊。啊，所以你就后来就去读医。说就是我没有继续音乐那个时候，然后就是又大学七年，对， <laughs> 但是音乐还是做。我们可能看今今年有没有机会听一些好玩的音乐，对对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我的最爱的是音乐，但是我的目的。 不是，不是弹奏。对，我的音乐，我的目的是你听得很舒服。嗯。所以，我也可以做。是帮助别人的医医疗更快啊！哦，你看半天音乐，我就帮你治疗半个小时，可以腰酸背通，什么都没有。哦哦，真是是。所所以这样子，我我有还是蛮开心，有我的天分，但是不一定是音乐。嗯，所以你就是把你的天分放在，其实你的目的全部都是跟医疗有关的，所以你。 不单止就是向着一流这个方向去，还把你的天分放在里边，所以就把几样的东西和融合在一起。应该说，我太不一样的地方是，呃，我很小的时候，六岁的时候，哦，我跟我爸爸是一个基督教，基督教，嗯，对对，他们是。 跟潘友聊天，上帝那些东西，我就根本听不懂，因为我是， <laughs> 刚好我们是去加拿大移民，加拿大中期了，所以听不懂英文了。嗯，我就听爸爸、爸爸他们讲的。嗯，突然我爸爸旁边看到一个天使。哦，是哦。 <laughs> 哦。比我爸爸高很多。是吗？而且都是白的。白的。哦。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的脸，他一直看我，然后他开始笑，然后我鸡皮疙瘩，我 <laughs> 全身都吓到了。 我我我不能呼吸，你知道？我不能呼吸。对对对。那他一直笑一直说：“你说你知道吗？你有你你来这里有一个很，you have a big mission。”他说：“你有有很大的那个来的很大的目的来到这里。”就是说你你要有目的来这里的。用。他他发现我没有呼吸，他笑，他突然不见。 <laughs> 那 <laughs> 我 <laughs> 很厉害。那个天使有性别的吗？是有是男是女还是？是，我看到男生的。你看到是男生。的。但是我新的书里面有讲那个故事。哦。嗯，因为这个影响我是蛮大的，因为一一而且我发现大部分从那个时候，嗯，我做什么，如果我不喜欢，嗯，这完全不通。对对对对。嗯。所以慢慢呃，我发展音乐，我发展医疗，我发展自觉力各种方面的。 嗯，现在我我我比较相信是我们都有天分，嗯，然后你你要找到你的天分，嗯，就是最好，对， <laughs> 是从小时候，嗯，你本来就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做菜，你喜欢衣服，你喜欢漂亮，你喜欢不管是什么东西，嗯，然后慢慢最好是你可以研究出来一个方法。 呃，找到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嗯，不是你喜欢什么，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想，我为什么要喜欢这个？但是最后找到我们的目的，这样子，在向你找到你的任务，这样子可以这样子说吗？对的，比如说一个朋友是喜欢呃开车，嗯，然后来喜欢呃。 开 b u 公逛车，然后他后来喜欢开飞机，嗯，全部都是什么交通工具？就是服务别人，对，他就喜欢服务。哦，的意思。所以，如果他喜欢服务，他也可以开餐厅，他也可以当护士，他也可以。各什多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知道那个字，嗯，所以应该说我们一个，你找到你生命当中有一个词语，到底是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对哦，然后你就解决了，然后你就搞定了，可以向着这个方向走哦。那我想，我是八卦，再问一下，你后来也有再见到那个天使吗？有有吗？ <laughs> 那他是一直在影响你，还是什么？嗯，后来呃，OK，那个时候我们在加拿大，我们是移民的，然后。 而且那些小时候已经移民过去。小时候，嗯，然后我爸爸在上班有一个意外，有他们切一些铁东西，然后一一条铁进去他的眼睛，哦，所以眼睛没了。嗯，然后他没有戴那些安全那些眼镜的，哦，所以呃没有保险。哎呦，说我们刚刚移民，然后没有保险，所所有的医疗的东西要自己付费的。 哇！然后没有工作，哎呦，所 <laughs> 以过了六个月，已经差不多想回希腊算了。我们不适合加拿大的这种。然后他在那个，那个时候 Vancouver，我们在 Vancouver，你可以港口去钓鱼啊。现在是不合法，那个时候可以钓鱼， <laughs> o k 然后钓蛮多的鱼。所以。 没有钱，至少可以吃鱼碗。就 <laughs> 在那里，然后突然有一个男生在他后面说他的名字。他说：“哎，你的眼睛好了没？”哦。然后爸爸，谁呢？我在一个人啊，而且讲希腊文啊。哦是。然后他说：“没有。”他说：“我眼睛不好，应该我们现在正准备要回希腊的。”嗯，那个你是当时你在在跟他在一起哦？没有我。没有。嗯。然后。 我的爸爸说：“我要回家。”那那个人突然说：“你不要回家，赶快打电话那个加拿大 Immigration 移民局，他们找你啊！”哦，我爸爸就好奇怪哦，人不见了。哎呦，是不是奇怪？奇怪，为什么？看他看到一个高高的人，但是要跟他个问，就是完全就是突然之间，嗯，对，是被吓到的。对，然后赶快回家打电话移民局，移民局是说。 你们在哪里？我们他说你来加拿大，你搬家一定要学校了。你在哪里？对。他说我们我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啊。嗯。他说什么现在有问题？我眼睛啊他就说没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英民局有特别的保险给英民家，说不管你有没有错还是不错，他会保护你。哎呦，说签证来了，好哎，福利。说 <laughs> 我们还在加拿大。哦。啊，为什么提到这个？是因为。 呃，一年前，嗯，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了。哦，对。 <laughs> 一年前，我跟我爸爸吃饭。嗯。然后他跟我讲那个故事，我不知道。哦，那你又想起那个天赐是吧？我跟他讲，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也有看到一个天赐，而且我跟他看，我跟他讲，我看的跟他看的一模一样。哦，哎，好神哦！ <laughs> 那你小时候看到天赐的时候，你没有跟你爸爸讲？ 有，怎么讲？六朋六岁六岁的小朋友，我看到天使。 <laughs> 我其其实可能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天使。我知道，你都经知道了。很明显，很明显。哦，那就是就是个就是有能量，就是白色的灯光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哦，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天使就是一直在你们的身边。对，所以那时候他。 跟我讲，我一个目目标，嗯，所、以我就发现每一次我做东西，嗯，不适合我，我就是是完全走了，我就不做。嗯，那但是对你来说就可以这样子，我当时对一般人来说，他们已经迷路了，已经迷路了，因为你的父母的关系很多，而且学校是迷路的可能我在加拿大有帮助是。 我也没有帮助，加拿大的学校也是蛮 <laughs> 对，没有什么自由的。 <laughs> 但是我是做音乐的，所以说我是边读书，但是我们小朋友有自己的 band，所以从小到大就一直表演的。所以就是呃呃，Doctor Dennis 就是说，如果一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真的呃，虽然他你们没有那个监天器的经验， <laughs> 但是呢，你可以一直按着你喜欢的东西去做就好。是的，是的，所以。 你记不记得我们的课？昨天我有画一个图，我说你是这里出生的，这里死掉的。对对对对对。中间有一个路，你要。对。但是有有一些路，有一些东西会吸引你，就是你心跟你讲，你要住什么国家？嗯。你爱哪个男生？哪个女生？你喜欢哪一种？你喜欢哪个公司？你你本来心里面就知道的。嗯 这个就是你的，其实跟你的生活的 promise 的应该做的东西有关。对，所以我们在心理学来说，就是潜意识是知道所有的答案的。好了，我们现在就是第一节，大家起得就先到这里哦。我们第二节回来的，就是再听蓝博士多说一些，就是跟梦想有关的东西哦。